人生很鸟，所以才要聊聊。管他的，先来杯咖啡。哎，大家，大家。 打给大家， <laughs> 这是今天是要台语节目，是不是 <laughs> 台语节目？台语电台。Peter 傻， <laughs> 我喜 Peter，我是王力豪，很开心今天又有机会跟大家在一起。那今天刚刚可能大家已经有听到声音，不是 j u n i y 的声音。今天我们非常非常的荣幸邀请到黄崇林医生来到我们的中间。我相信很多人对他，嗯，一定是不陌生。可能你有在《天下》杂志。 呃的专栏里面看过他，或者是在很多的电视节目上，有好消息电视台，还有可能有看过呃黄医生所写的书，他的书很厉害。二零一四年的时候是伯克莱年度十大畅销作家，里面有一本书的名字，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这边说安心做父母，在爱里无惧怕，哇。 这个名字取得真的是非常好。读圣经，大家就知道我偷了谁的 idea 了。对啊，非常好。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黄医师来到我们的当中。大家好，今天又是我的荣幸，可以来到这边跟 Peter 一起聊一聊。呀，好，嗯，黄医生，我知道你有两个孩子。 对，对对，所以是一男一女，一男一女，对，大概几岁？其实很多人，因为你知道我的 T A，呃，都都是小孩很小，那我都会用他们语言跟他们聊，所以很多人一直以为我的小孩还是学龄前哦，但其实我的小孩已经国中了哦，对，可能别人如果看到你的话，会还以为你的小孩真的很小，没有没有，因为你看起来就是应该 <laughs> 看起来很年轻，应该是小孩非常小，但是你小孩这一集播出的时候，因为我小孩快生日，这一集播。 播出的时候，我小孩应该一个十四，一个十二。哇哦，对，OK，所以是老哥哥妹妹，哥哥妹妹，哥哥妹妹， <laughs> OK，我是我也是一男一女，呃，我的小孩也是，我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不过是倒过来，对，是是姐姐跟跟跟弟弟。那所以我觉得非常棒，因为很多时候有些人在写一些这些跟亲子有关，但他们自己其实他们可能只是读这方面的，嗯，但是你不仅是有这方面的背景。 你也是，不仅是自己是小儿科的，呃，小呃，也也不是说小儿科，应该是说儿童。 感染科对，请问对不起，因为可能我这样有点不专业，这个跟小科是不太一样。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其实其实我我我真的是现在的医生，大家都有斜杠了。就是说，你今天有了一个专科，比如我是儿科的专科医师之外，你一定会有个次专。哦，对，那我的次专是感染，所以我就会说，哎，我是儿科医师。那有的时候像 COVID-19 的时候，就是我是感染科医师。了解。那其实我本来就是有两个波儿。哦，那对对对对对，那那那在哇，医生好辛苦啊。 <laughs> 你不仅有这两科，你又是作家，然后又有自己的节目，又有好多这些。我正在写自己的那个 resume， <laughs> 写到我自己头都很昏呢。就是哎，对，这这头头衔有点多，这样子。OK，嗯 OK，所以 OK，所以你不仅是有这方面的专业，你自己也是一位爸爸。是。 是，OK。其实这个整个过程真的对我呃的儿科的整个生涯有很大的转变。哦，我我相信很多人都以为儿科医师好像对于小孩都很有办法啦，嗯，自己小孩如果出生以后一定一一手搞定啊。了解，跟各位讲，这绝对是一个骗局。为什么？就 <laughs> 你看，你像我我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像喂母奶，你知道我们儿科医师这母奶是要考试的，母婴考试去。 就是教怎么去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像母婴青山医院的这一些医生们，我们如果而且他是很过过分哦，就是一定要满分，你每一次都要满分。怎么比试啊？比试哦，了解了解，没有没有说现场。 <laughs> OK，我想说现场怎么 <laughs> 去做出满分？那个年代，OK，我我必须要讲，我我我我已经这个当儿科医生已经十八十九年了。那个年代，那个年代，那个年代就是笔试就好。了解。那所以当我这个小孩出生的时候，我当然就跟我的老婆说，哎，母奶。 最好 OK，没问题。嗯，那亲喂这件事情交给我，我我会我会帮你，就是让你顺喂的很顺利之类的哈。而且那整个过程，我真的把我自信心全部打趴了，因为因因为他不不是教科书上写的，right？他遇到了太多太多你不可预期的状态，嗯，包括宝宝他吃不饱，嗯，包括他脱水，包括他。 可能会用不是很正确的方式咬乳头，对，包括乳头的形状，可能每个人都长不一样，所以所以咬的方每个 baby 有没有办法去拉长的的？对，那个都不太一样，可能左边右边，他 OK，他会有一点不太确定，就是每一个宝宝个性又不一样，有些很急，有些可以稍微 set back，没错。 那那这整件事情在那一瞬间，而且他没有时间让你等，你说啊哦，那宝宝在哭是吧？我回去读一下书 <laughs> 啊。那时候有，那时候有很厉害的母奶的这个这个权威，有他的书很厚。那个时候再来翻已经来不及了。对，那那这个过程当中，我我等于是让我的太太成为我的母乳老师。了解她的每一个 c o m p l a i n 她的每一滴眼泪，其实当时对我来讲都是一个新的 <laughs> 一个学习。 然后从那一天开始，我再去面对喂母奶妈妈的时候，那个说的话都不一样了。嗯，before that，我可能就是那个妈妈来说啊，那个个最近喂母奶啊，好像这个奶不太够啊，或者是啊，他每一两小时一小时就会吸，我就会用这种标准的方法说啊，没关系啦，哦，这个只要有努力就会有成果啦，你就多喂一点，轻喂一点，大脑就有反应之后奶就会出来啊，就就是这些这些废话这样。 等到真正自己经历过那一段，再有妈妈因为母奶的问题来问我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没有那么笃定了。嗯，我会开始说：“那你遇到状况是什么？”嗯，然后我可以针对你的状况去做稍微，甚至我我我我我都觉得说，或许我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对你或许需要更专业的。所以现在有很多这种所谓的呃呃一一些专业的，就是他们是会。 专门是专门 specialize 在这里，对，然后然后直接看着你，然后帮助你摆位，然后甚至可以好几次的练习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人士。这跟让我想起，这跟其实跟 parenting 当父母也很蛮类似嘛。我在自己成为父亲之前，我对当父母有很多的想法啊，就是还没有自己小孩的时候，看人家怎么。 嗯，教育他们的孩子，或是带他们孩子，我就有很多的很多的意见。因为我也有看过一些的书，或是但是有自己孩子之后，我觉得我的意见少的多一点，但是那个同理心多了一点。 <laughs> 对对，就是当我在一个公共场合看到一个父母的孩子可能闹啊哭到，然后他已经。 不知道这该怎么办的时候，我就会给他一个眼神，就是 I I understand， <laughs> 我了解你现在经历到的 frustration，因为你又害怕影响到其他人，但是你又不想要打孩子，又不想要怎么样，就是好多那种两难的这种。对，对啊，对啊。所以你你在育儿的过程当中，这这个调整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我现在还在调整。我觉得，我觉得跟结婚一样嘛，就是。 我觉得人生就是怎么样子，不断去放下你原本有的图片，对，然后去享受现在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跟婚姻、家庭、跟孩子一样，我我我讲到孩子，其实我以前都会有一个画面，嗯。 就是我回家的时候，就是爸爸一天辛苦回家，对，然后一回家，然后走进门，门一打开，然后小朋友就跑过来，冲着爸爸：“I miss you，Daddy！” 然后哭的这样子跑过来。 <laughs> 然后我的女儿那时候大概才三岁四岁的时候，嗯，我那时候有一次就是回家，然后一回家，我是我是骑脚踏车，所以我那时候家住一楼，骑脚踏车我是从后门进门，对，那我。 一门后门一打开，可能是因为我从后门走进来，所以我女儿可能吓到还是什么。但是我那时候女儿一看到我进门，她看到我好像是看到一个坏人， <laughs> 还是看到野狼来，然后她就尖叫一下， <laughs> 然后不是跑向我。 他是往另外一个方向跑，跑去找妈妈，说“妈咪，妈咪”。然后当下我站在那边，感觉好像心碎了。对，对，跟我以前想象一个父亲的画面好像不太一样。嗯，然后才发现到，其实很多的时候，尤其做一位父父亲，其实很多。 我们比较有时候少一些的资源，或是一些在这方面的的呀资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才是对做一位父亲跟孩子的关系跟这互动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对，这这个我非常有感。其实很多人呃看了我的一些文章，这都是这这近几年的，但实际上我都还在学习。 在不同阶段扮演一个父亲，就像现在我的孩子青春期，那又是一个新的不一样的阶段。了解。呃，以我小孩小的时候为例，他啊刚出生的时候，除了身体的健康的部分，大概是我比较专业，其他的也都是在边做边学，教养也是。 那时候最有名的书哦，那个年代 <laughs> 十四年前，十三年、十四年前最红的一本书，我就不讲书名了，因为因为当年那本书很很多人是台湾的书还是国外翻来的，但是它是借用一个国外医生的经验然后写的一本书。呃，我用我称之为行为主义留下来的一个教养的书啊，行为主义，所以在里面都是可以跟我们。 更多解释行为主义，行为主义就是说，他呃，在您你也知道，在这个呃过去这一百年来，嗯，所谓的这个亲子或对儿童的认识经历了几次的改变，所以以前呢，可能就一百年前或五或或者是五十年前。 大部分的人认为儿童的行为基本上是可以被塑造的。也就是说，我今天就是像是训练狗、训练猫、训练动物一样，我给你红萝卜，你就会走；我给你鞭子，你就会跑。所以，我只要能够把你的行为 condition。 那你就可以成为我想要的样子。在 carrot and stick 的一个方式。对对，所以非常简单的，比如说以婴儿睡眠来讲，行为主义就会说，你就让他哭，你就让他哭，哭哭哭哭哭哭哭，他自己就会睡着。了解。那如果今天一个孩子，你跟他定了规矩，那他在他今天在地上打滚，你就让他打，反正哭就是在运动。 那你不要理他。OK，那他渐渐他就会被你的态度、被你的行为的这个这个规范而所塑造出来。所以一百年前有一个非常骄傲的行为主义的心理学家，甚至讲过一句很傲慢的话，他说：“给我一打孩子，你就给我就是 a dozen of kids，然后我可以。” 把其中一个人训练成律师，一个人训练成医生，哇，一个人训练成妓女，一个人可以训练成真的假的？他是用这种这么这么极端的，非常极端，一百年前。OK。 那那本书当然就是有那个意思在里面，毕竟那位外国的医师，他是用这种相信这样的一个长大的嘛。那后来，所以我那个时候真的就这样做。我跟我们，我跟我老婆就说：“来，我们定一些规矩，我们做这个，我们做那个，我们有些事情不要理他，我们等他哭十五分钟，我们再进去。”嗯，很多的规矩哈。好，那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我老婆也什么不懂，第一次养孩子就好。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哈。 那个转折是在，因为我们都希望他分房，所以他他在房间里面就哭啊哭啊哭啊，然后我就说不要理他。那后来我老婆受不了，他就去就抱他出来。我们那时候有。 帮孩子训练一些 baby sign，大家知道 baby sign 就是说，当你的孩子语言能力还不够好的时候，对，没错，可以借有一些手势让你知道说他脑袋想这是什么。对，这是我太太告诉我才知道有这种方式的。对，所以平常生活当中，我们就会给他一些简单的，nei nei 就是手抓一抓，对对对，拜拜就是挥手啊，然后想很快乐或者是想喝水，都会有一些手势。没错，我记得那天那个我的孩子被抱出来的时候，第我已经第一个心情不太好了。OK，我想说，哎，我们不是约好了吗？你为什么 <laughs> 对不？ 为什么提早进去把小孩抱出来？第二个就是说，他出来之后手就比一个他要喝奶奶的手势。嗯，那我老婆就是翻了衣服就想要就要喂他。我说。 等一下，我们不是现在希望他睡过夜吗？那他晚上这个这个奶理论上应该就是让他 cry through 的 cry it out 这样子。然后然后我老婆就跟我讲说，我们不就训练的？他说可以用他的手表达他内心想。他现在做了这个动作，然后你不理他，那你教他 baby sign 要干嘛？哦，对，然后就是你教他怎么去表达，但是你又不你又不回应。 那那一天，其实我我被他讲的有点一阵青一阵白，因为对我来讲，就是好像专业，就是或是也不是专业被 o f f e n d 而是说，我觉得我们好像约定的事情，在我脑海里面的剧本好像不是这样子演的，这样了。 所以那是大概是我们生小孩之后第一次比较大的 fight，我跟我老婆，然后我们那边吵啊吵啊吵啊吵，你一言我一语，你一言我一你一言我一语，然后我小孩在我们脚边都睡着了，然后睡着之后，我老婆说啊，现在睡着，你要把宝抱进去吗？ <laughs> 我心想说算了，好像也不用。那这个这个，我当然我不我的转变不是一瞬之间，我的转变只是就在那个过程当中，我突然质疑了，身为一个父亲，我是不是真的一定要照。 我们好像自以为觉得我很有学，我好像读了什么书，然后很有学问。我现在就照这样做，然后都不能改，都没有弹性。我突然觉得，我好像需要更聆听一下妈妈的声音，因为其实妈妈跟孩子的那个关系，那个那个直觉，其实是很准的。 我我老婆有一次我的小孩在哭，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啊就哭啊，他说不对，你不觉得他这次哭的声音不一样吗？我说才没有，哭就是这样，那不一样。他说你听不出来，他的频率有点不一样。对，他他就去拿了耳温枪，然后帮我小孩量体温，我小孩发烧了， <laughs> 你知道，就是一个儿科医师的小孩。 发烧是靠太太知道的，而且他不是因为他摸了他，他甚至光听那个哭声，他就知道不对劲。所以那时候我开始有点就是 humble myself，我突然觉得我不能再自以为是什么专家，我应该我应该要不就是多听另外一半对孩子的认识，除此之外也是真的要多看点书。嗯，我不能只看一本。嗯，所以我那个时候开始就就设立了非常非常。 不同的领域的书，一开始当然就先看人家整理好的，嗯，啊，看了人家整理好了之后，就开始说，哎，那他引用的论文在哪里？我也去看一看，嗯，所以就从他这个这个啊一些细部的论文，然后你现在网络很发达，开始有一些关键字，有一些一些一些相关的 related articles，我也都都看一看。就这样十几年来，我一直看，所以我安心做父母，在爱里无拘是我小孩已经十岁以后才写，那是这十年来我突然发现，原来。 在十年前，我是这么的以管窥天，嗯，哦，是这么的井底之蛙。但实际上，有非常非常多的新的对儿童的大脑的发展的研究、亲子关系的研究，其实在当新手爸爸那一刹那，我是完全不懂的，而且我竟然还以为说我可以。 掌握这一切，就是今天这个家呃交给我来来 handle 来处理，这是十年后我才知道我当年是多么的无知。对一个男人要去 admit 要去承认自己不懂，对，就是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对。 对不对？对，然后，然后你刚刚描述的情景，其实在我当时也发生过。对，我小孩那时候跟这个姥姥姥爷然后就是外公外婆玩的很开心。那我那时候还是自以为是个虎爸，那时候还很小了，大概两三岁。OK。然后，然后我就也是开门进去。OK。然后我就在开门之前，我听到里面觉得啊，就小孩跟老人家笑的很开心的声音。然后我一开门进去，我儿子看到我脸就垮下来啊。 我觉得那个表情就是扫兴鬼又来，嗯，对，这这个人又要来挑我哇哦，那那时候你的心情，我那我就想，我那那时候脑海里就想起我老婆曾经跟我说过，你不要扮黑脸。我觉得就算扮黑脸也是我来扮。她说她了哈，OK，她说就算她其实没有，但她说就算。 要扮黑脸也是我来扮，因为我常常跟我的孩子，因为因为我老婆那时候请育婴假，了解。他说我跟孩子相处时间那么长，了解，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其实就算我偶尔凶一下，他他还好。 但你其实相处的时间，虽然我自诩为我其实是一个很爱陪孩子的爸爸，但相对于我老婆还是少。时间是少。对，他说你相处时间已经不多，然后你又扮黑脸，你就是个扫兴鬼。所以开门那一刹那，我看我孩子脸垮下来，我就说：，对我就是个扫兴鬼。哦。那我还要扮演这个角色吗？ 那这个时候，我对于圣经很多的话也开始有新的不同解读，对不对？仗打儿子的，对，哦，不管教的，哇啦哇啦，很多这些事情。我后来心里想说，这些圣经的话都没有错，但一定是用这种方法嘛？管教一定就是拿着拿着杖嘛，拿着鞭子嘛？这是我那个时候有很大的体悟。然后。 继续看书，继续改变。对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我们都会看到一个原则，然后只用那个原则，但是其实智慧是知道在不同的时候用不同的方式。对，我几年前那时候我还没有孩子，然后但是我听一位牧者，呃，就是有人就问他，呃，圣经说要管教孩子要用，嗯嗯，可以打，那你是不是赞同可以打小孩？那这位牧者，我觉得他回答的 <laughs> 非常的有智慧，他说。 我们先不要说可不可以打小孩，但是如果你管教孩子唯一的方式是打小孩，对，那才是问题。对，所以他说他自己认为是可以打，但是如果你只能用打的，那才是更大的问题。那我就后来想到，哎，对，有时候我们会拿一个原则就只用这个原则，然后把它用到底。对，然后不知道怎么去去去去，其实有时候在带孩子，你就是要去 study 这个孩子嘛，对，去了解这个孩子。对。 那我后来发现，其实带孩子跟有时候在带团队，不是说团队是孩子或是在工作，但是其实我们扮演角色就是要去 study 一个人，去了解一个人，对，了解他是怎么样子，了解他他他看想要看到的是什么，他期待是什么，他内心想到是什么，怎么样去跟他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连接，才可以帮助更多带这个人去到你希望这个人去到的那个地方。对，所以所以你你就刚刚讲到圣经，我就特别想的就是在。 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只想到生源的那一个仗打孩子，可是怎么没有想到浪子回头的爸爸？对对，哇！你为什么不学浪子回头爸爸，而是学圣经这个 <laughs> 这个？其中就一拿着一个这个鸡毛当令箭，就就开始一辈子只用这一条。就我觉得，当你反复跟神对话的时候，嗯，你就会知道说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他不是一个行为主义的神，他的心意是什么？对，所以。 其实，其实，其实，我刚刚讲读书，好像听起来都只是读一些啊这些研究，但其实圣经里面的很多很多的话，在我当爸爸的过程当中，他不断不断 refresh 我对于身为父亲的一个责任。所以，我我我我讲的读书不只是一般的书，真的真的圣经的智慧，而且到现在。 你每读一次，你孩子就长大一轮嘛。 <laughs> 我我本人不是像牧师一样读这么快，我可能圣经读完一轮已经一年过去了，对吧？ <laughs> 小孩又多了一年，又多了两岁了。对，其实那两年后再看同一个经文，再看到一个长两年以上长大的孩子，其实你面对的的这个这状况，对，又有不同。没错，圣经的题目，因为我。 我们常常说要读圣经，但是其实为什么我觉得要多读圣经？其实不是读圣经而已，是你要让圣经读你。对，你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在遇到不同的挑战、不同看见，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它反过来是神的话也在读你。对，你会去反思自己。 会让你去更了解自己的现在的恐惧是什么，现在的害怕是什么，现在的想要看到的是什么，现在的困难是什么。所以，在在这些的里面，是帮助我们去不断去认识自己。不过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去了解一个孩子他的需要。嗯，那身身为一位父母，嗯，一位父亲，一位妈妈，我们都会想要去了解这个孩子的需要。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在过去的经验，或者是你的你比较以专业的来看，是可以帮助一个父母更多去了解这个孩子的需要？嗯，我觉得对对于一个孩子啊，我我用一个小且简单的例子哈。OK。 呃，很多家长现在送孩子去幼儿园，然后就会在我脸书啊或者我的 YT 留言说我要怎么样帮孩子选一个好的幼儿园。我我我我当然这这个是我个人的意见，但是我觉得蛮能够传递刚才这个讯息。我说你如果去这个幼儿园，然后园长看见到你就滔滔不绝的说，哎呀啊，Peter 牧师啊，你的小孩交给我就没有错。我跟你讲，我四十年幼教的经验，哪一种小孩没看过？你的小孩子在我这边一定很安全。的。滔滔不绝跟你讲了半小时，其实你就离他远一点。 哦，因为他显然没有要认识你的孩子，他只想用他过去的经验来 fit in 他过去可能五个 categories。我有脑海里有五种小孩，你小孩反正一定是其中一种，我底下 SOP 都已经写好了。好，那我我四十年幼教经验，我可能有十种 categories。OK，然后 whatever，人他滔滔不绝，我觉得这就很危险。嗯，但是如果今天那位那位幼幼这个幼儿园的呃的园长出来说。 我想认识一下你的孩子，他现在这个多大？嗯，他喜欢吃什么？平常在家谁陪他？他最喜欢玩什么？他是个害羞的人，他的这个好奇心，嗯，也许他没有没有让你觉得为什么这个老师一直问我问题，但其实他对你的孩子是好奇的。对，我觉得那个幼儿园就很适合你的小孩去，这是我的想法。对，那就可以顺便就回答刚才，就是当你想要认识你的孩子的时候，你是在 f i t in 别人。 哦，我的孩子大概想这个应该是跟 Peter 的小孩一样吧？大概跟谁的小孩？大概跟我小时候一样吧？大概跟我老婆小时候一样吧？我们人很容易进入到，就是说我想要把你在我过去的经验找到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框框，然后这样的框我有安全感，哇，好好安全，因为我这个框框我大概我知道答案，所以我就安全感。但是那样很危险，嗯，我们要打破你人生过去所有的框架。 去认识这个是独一无二上帝的创造，多问一些问题，他在想什么，他在做什么。其实，其实我觉得夫妻真的为什么上帝要 <laughs> 要两个两个人来带这个孩子，其实真的很有道理。哦，因为我看到孩子这个面相，跟我老婆看到面相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就会告诉我说，他今天这个行为背后，他认为是这样。嗯，那我就说，哎，那我认为他可能是这样，这蛮有趣的。因为你这样说，让我想到，嗯，很多时候别人会说，你觉得这个孩子像谁？那我有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会觉得某些像我，某些又很不像我，对，某些非常像我太太，但又很不像我太太，对。然后就实他就是一个，你要说像谁，他就是很 unique，他就是他就是他。 对，他就是像他， <laughs>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真正是像谁，因为某些像我，某些很像我太太。而且你有没有小时候有没有经验，就是你很小时候啦，就很讨厌人家说你像你爸妈的谁这样？对对对对，因为第一个你也。 因为你也不是很认识那个人，我也不知道他那个怎么样，但是对，然后你就想说，尤其你知道那种呃，小小孩的时候跟青春期的时候，都是那种比较叛逆的事情，你想说，我才不要！为什么你说我像我爸，我偏不要？为什说我像我妈，我偏不要？对不对？蛮有趣的，我从来没有这样子想过。你你这样子，因为我们我们的组织，我们有一个学院领袖学院，然后我们会我们在那学院，我们会教呃怎么去思考一个问题。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有教。 啊，我们思考可以是一种叫做 first principle thinking，或者是呃类比是 analogy，reason by analogy。那我们比较习惯是 reason by analogy，这个像是什么？你吃一个新的食物，你就说这好像是台湾的；你出国吃一个东西嘛，说这好像是台湾的车轮饼。这好像是什么？都会试着用我们原本有的一些的片、一些一小块的一些的图片去去了解这个东西，但是没有一个真正的比喻是可以完全的。 对，形容你今天经历到这个全新的一个经历到底是什么？对，你必须要有一种谦卑的心，你必须要有点好奇。我觉得你刚刚讲到，我觉得谦卑跟好奇其实，谦卑跟好奇是蛮类似的，它其实是一样的一个表达，同样的一个东西，就是我要去认识这个孩子。对，因为而且你你可以想象当。 但我我我不是要干扰我们大脑的运作了，因为其实我们大脑如果所有事情都是 open question，我们会很慌、很累。所以，我并不是说从今天开始都不可以定义我们的孩子是什么样的个性或什么的哈。就就我知道很多家长都喜欢玩星座， <laughs> 我觉得那也是某种这种这种安全感。对，其实其实说老实话，谁真的相信星座？但是有了那样的一个东西，你会好像觉得我可以抓住，好像可以抓到什么东西一点。那反正玩玩的好玩。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不要真正的就停止好奇，停止思考。我举例来讲，这样的滑坡思考是造成家长焦虑的最主要原因。OK，为什么？好，我们今天比如说，今天你看到一个孩子，他他呃，我尤其像我，我在门诊看到很多小孩。OK，我可能看到一个小孩的爸爸妈妈可能怎么对待他，然后那个那个孩子有一些你很不喜欢的行为出现了，嗯，他就印在你脑海里了。OK，所以你就觉得说，这个进门没有打招呼的小孩。 哦、他以后长大，就会变成这个这个呃，不不不，过动症啊，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啊，什么，你可能会有这样错误的连接。 但是那件事情，如果你不去思考、不去好奇，你就这样对你的孩子，之后你的孩子就就会被你框架住。就所以，所以你要跟我要开始训练你对大人打招呼，我要开始训练你餐桌椅礼仪，我要开始训练你不可以说谎，因为我觉得我如果现在不这样做，你以后就会变成大骗子，你以后就变成一个没有礼貌的人，你以后就变成一个就是在在餐桌上翘脚，然后你看到一小小图片经写完这个剧本了。对对。 <laughs> 但谁说的？哦，但谁说的？我们可以用科学的思考，就是说，那有这样的研究吗？嗯，那我们也可以用上帝的角度说，我创造有这么简单吗？嗯，所以不管是从哪一个角度，你都不不要用自己脑海里脑补那种滑坡的思考去框架你孩子，这样的话。 焦虑感就越来越多，因为人就是这样，都都看到不好的事嘛，对不对？我今天看到新闻，谁谁谁，又想哦，我小孩最好不要变那样。对啊啊！今天我最好不，那我现在就要开始跟他讲说，你你不可以这个这个怎样怎样怎样，不然你以后就会就会在公车上跟人家用，因为都是最糟糕的那个画面，是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我们我们大脑会去吸引到想到这个东西。对，然后我就碎碎念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你自己越来越焦虑，因为你的孩子。 他根本没有办法承受这么多的负面的言语，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那些那些想法会停留你在心里，没有关系。嗯，祷告，我希望我的孩子以后不要成为我现在看到这个样子，我我很我就很很亏欠。嗯，那我先祷告，先冷静，先让上帝告诉我我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恐惧，甚至不是要告诉我怎么样去教养孩子，先告诉我我怎么样去面对我内心这样的恐惧。哇哦，哇，我觉得这个。 这个不仅是帮助我去思考教养孩子，是包括去想怎么带人、带团队也是。因为有时候你在带团队或是在带一个组织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的 <laughs> 迹象，那就会有恐惧，就会 kick in，就说如果继续这样话， <laughs> 大家会变得怎么样？如果继续这样话，会这样子，然后就会。但是其实，当我们有这样的 kick in 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恐惧会让我们我们变成 lazy thinker，就是我们没有在更多去探索我们。 已经下一个结论，对，因为恐惧，它就是很很扎实一个结论下下去了，对，我们就不用再去探索，不用再去了解，不用再去思考这个东西。对，那如果真的去想的话，其实不一定一定就是个样子。对对，所以这这个是呃，这十十几年来我 <laughs> 还一直在进步当中， <laughs> 一直都在在在学习。对，那医生，请问，当你去认识这个孩子？ 了解，试着去了解这个孩子的过程里面，你开始看到他一些需要的时候，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去满足他的需要？嗯，因为可能我们某种程度想的是，我我当然是希望满足他需要，但某种程度也是想说，是不是他所有的需要，对，都是我我要去满足的？对，我们怎么在这个中间去拿捏这样的？Yeah，呃。 我我我先讲科学上面，然后我们一般常常在讲到教养的风格，大概有分四种。OK，好，很多人都是二分法，说：“哦，爱的教育就是不打，那就是放任。”其实如果有人这样二分法，你一定要先今天听完这个抛开，然要跟他谆谆这告诫说：“啊，不是这样啊，所有的家里面的 dynamic 这种家庭的这个教养，它度，至少最简单的分四大类。好，我们叫做全威权型啊，当然就是。” 高要求低接纳，就是说我对你要求很高，但是你没有没有，应该应该那种五行一波主义，就是你就听我的话哦。高要求低接纳，当然也有第二种，就是高要求高接纳，就是我对你有一些期待要求，但是我也尊重你的独特性，所以大概是百分之三十的事情我。 跟你讲是没得讨论的，嗯，剩下百分之七十的事情我们可以了解，尊重你，我们可以做一些呃 negotiate，可以在这个这个 middle halfway 这样了解。那第三种叫做呃放任型，那就是这个放任就是低要求，低要求。 然后呃呃高高尖呐，就是什么你讲什么都好，讲什么都好，讲什么都好这样子。对不起，讲错了。对，放任式。对不起，讲错了。放任式低要求也低尖呐。OK，就是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谁，我也不想知道。哦，你回家你就自己倒东西吃啊啊那个自己带钥匙自己交 e r 已。就是我对你没有任何的期待，我也没有打算要认识你。那另外一种就是叫讨好型，这种才是刚才讲到就是 OK 低要求高尖的讨好型就是妈宝了，就是了解。 他今天要什么就立刻回应，立刻回应，立刻回应。哦，他要什么都都好，都好，都好，都好，完全被小孩踩在脚底下。OK，OK。那这四大类，我我想听完大家呼之欲出了嘛？真正有效的，大概就是成长型的这种，我们叫做 authoritative，authoritative 这种高要求但也高接纳的这样一个型别。那实际上执行起来，我觉得那是要非常。 有智慧的，OK，有智慧。我我怎么说？我曾经听听有有的时候，你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做，嗯，但是可以从圣经里面得到一些故事的启发。比如说，我有次听到一个讲到，呃，一个牧师分享，他说，呃呃呃，拉萨路，嗯，他已经生病了，嗯，然后已经派人去跟耶稣说，你所爱的人快快挂了。耶稣竟然没有立刻去找他，哎，对，他在那晃了晃晃了几天，这是一个很急迫的要求，对，但是他却。 多待了几天，对，搞到拉斯路斯死了， <laughs> 他才出现，哦，然后大家就想说死了你才来，对不对？对，好了，那那那那，但最后耶稣还是成就了他要的。为为什么为什么要中间要那三天？为为什么就是那个那个我忘记是不是三天了？就为什么要让他们等？但是耶稣第一时间他说我知道了，他听到了，对我知道了。 他并没有不理他，也没有说说说关我屁事，没有他，我知道了。对，所以这个事情让我在育儿上面，我也觉得说是我，虽然我有的时候我的孩子对我的要求，我只能跟他回应说我知道了。嗯，我听到你想要，我听到了，我也知道你的需求，我也知道感受到你的渴望。嗯，但可能这个不是时候。嗯，那什么时候呢？哎，这个就是真的要靠上帝的时候，因为我也不晓得。 到底什么时候是 the best timing 去给他这个东西？比如说手机，我们现在孩子是青春青青少年了，很多人都很惊讶，我的孩子到目前至少我我我们都还没有给他一个正式的手机，他有一个机器但没有号码， <laughs> 所以是可以用来是如果有 WiFi 他可以用哦，了解对，但是他他。 因为没有，如果你是去学校，学校 WiFi 不会开给你这种，所以他干脆不带去学校。了解。他平常出门就是，除非很需要，有时候他会跟人家借热点。 <laughs> 那这是这这个事情就自己找饭吃，这是一个 long story。对对对，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这是一个 long story。但也不是我当初想象的，我当初其实对给手机这件事情，我也不得到什么时候。对。我只跟人家说不是现在。嗯。那会不会是国中呢？也也许。嗯。但我也不确定。对，我的女儿她像八岁。 我也在问他，我们我跟我太太在问他，你觉得你几岁的时候适合有手机？然后他有时候就会坐在车上，去想一想，他就会突然间跟说：“Daddy，我觉得我几岁的时候适合有手机。”他就会有时候 <laughs> 突然间就会，他可以想象他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对对，所以很多人就会很急切想问我说：“黄医师，睡到几岁？到几岁适合有手机？到几岁？”甚至有些人直接放弃，就说班上全部同学几乎都有手机啊。那我的小孩如果没有，他就被 left out。 所以我我就给他，我我也同意。其实我也不是说，哎，你要坚强啊，哦，这个小孩不被自己的手机定义啊，交朋友不是靠手机这样，倒也不是。我们还是听孩子的需求。你你你需要手机，是因为你有哪一样的社交需求？嗯，如果你需要一个，比如说 Line 账号，还是你需要一个 Facebook 账号，你需要 IG 账号，你需要什么？其实我们在桌上电脑都可以帮你处理。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边走。 边感感受，边边了解，边知道孩子的需求。孩子如果知道你去体会他的需求的时候，他的那个冲突感就没那么大。嗯，就不是说我好像跟今天跟你讲任何话题，你门就一关说没门啊。其实你说手机等你十八岁再说， <laughs> 等你十五岁再说，好像这件事情就是自己赚钱之后再自己。对，类似这种事情，我觉得对孩子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错。就是你这个人真难沟通，因为我有一些需求你又不懂。 但是我会很努力的，我我我如果儿子在旁边，我不知道他对会不会对我这个翻白眼。但是我真的，我跟我太太，我相信我太太很努力的去了解他的需求，然后我太太会会说，如果真的你让你已经在社交上遇到很大的瓶颈，我们其实可以讨论，嗯，但是就是不要为了有而有，对，好，我们先把前面的事情解决。那你也看到有手机之后，你的同学发生了什么事？嗯，我们发生了什么事？ 哦，我们大人其实有了手机也发生了一些事，对不对？我们自己也也不代表有很有很有有气啊，对对对。所以像今天我来的时候路上才听到，呃呃，这个有一个大型的研究已经证实，在学校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如果使用手机是会影响到。 孩子的学习的成效，嗯，这件事已经不是 folklore，而不是说大家随便讲讲，然后就是一些乡巴佬在恐吓你，它是非常非常严谨的 study，对，而且在不同的文化当中、不同的地方的综合性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这一点。但是这句话也许在三个三天前、五天前我没看到这个研究，我也只能说我看到一些蛛丝马迹，也许是不好。但是从现在这个研究，我甚至可以很大胆的说，哎。 我当初做的决定是有凭有据的，对。但是谁知道呢？对，谁知道？所以有的时候，我我觉得，当孩子有需求的时候，我们不是立即的回应，立即回应你就立立即的给予的话，你就是刚刚讲讨好型，嗯。但是不立即给予，那中间那个 gap，嗯，要花多长的时间？我觉得那个重点在你们的沟通的。 的内容的品质，那如果说大家能够得到一个共识，也许你就不用当下去满足他的需求，而是找一个中间点去满足他更深的渴望。了解，对。所以如我听懂你刚刚讲的话，其实你在说的就是，当一个孩子或是任何人啊，如果这可能不仅是对孩子，但是任何人有一些的要求需求的时候。 你第一个让他感受到是我，我，我听见的，我听见你的需求，然后我我会去思考，我会去想，但是不是马上呢？就是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真的，我想到我们自己，我们的组织，我们在我们有做一个叫做呃回馈的一个文化，嗯，对吧？所以我们员工会给一些的回馈，是是。那那时候给完回馈的时候，就跟我们员工分享说，嗯。 我们 as a leader，我们会做一件事，就是我们会邀请大家给回馈，那我们会去听，我们去看，我们去讨论。嗯。但是我说，我们每一个遇到的问题，我们不一定会去解决它，but we will address it。We're trying not to solve every problem，but 我们去 address 对 every problem。对每一个，我们会试着去了解，去 address 它。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对。 但是至少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是会花时间、花心思去思考，去做一些的规划，去做一些可以改变的地方。我我得是跟大家孩子，大家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对，哇，谢谢这个。那在跟孩子的这个互动的里面，我知道你之前的书其实也有提到，你刚刚有说四个回应的方式。对，但是其实你的书里面有提到四个跟孩子的。 所谓的依附关系是是，那这跟刚刚讲的四个是是比较不一样吗？还是说，嗯，书里面讲到这四个，啊，想要表达的，呃，是什么？依附关系比较更是在啊彼此之间、人际之间的互动。然后，OK，刚才我们讲那个是一个教养风格，那依附关系它就更内心、更深层，然后，那这个这个研究当然是比较蛮蛮早期的，所以这已经不是什么新的 idea 了。嗯，呃呃，我们。 呃，最希望达到就是就是叫做安全的依附关系哈。OK，安全依附。那一开始怎么定义依附关系的种类？是有一个叫做陌生情境测试，就是把一个小 baby，没有小 baby 了，在一岁以上哈，一岁多，那放在一个陌生人的环境里，嗯，妈妈离开，然后看看那个孩子的反应。OK，那如果是安全依附型的亲子关系，那个宝宝会哭，嗯。 但是哭一哭，他可以收起眼泪。嗯，那只要他确定那个环境的安全，他可以跟研究者玩一玩啊，玩一玩。然后等到妈妈回来的时候，他会立刻冲过去找妈妈。OK，然后彼此有一个很不错的互动。然后就想说，哎，刚刚那个还蛮好玩的，我我我想要继续玩。他可能会回过头，所以这样是一个健康的，这是一个健康依附关系。但是有一些孩子，他属于焦虑的依附型，他就是妈妈一走就。 尖叫、哭、崩溃，完全没有办法冷静十五分钟，通通都都是处于一种一种肾上腺素高涨、心跳血压高涨。等到爸妈妈妈妈回来这之后，他不只是冲上去找妈妈，甚至会攻击妈妈，咬他、踢他，生气妈妈离开。对对，How dare you？你怎么会让我忍受这么痛苦的分离？哈，对，这叫焦虑依附型。那但也有一种叫逃避依附型，嗯，他是在妈妈离开的这十五分钟。 他好像要哭，那那有话也没有哭，这样。然后等到妈妈回来的时候，好像要抱，算了，也没什么好抱的。在一般人的眼中，可能觉得哦，你小孩超好带哦，谁陪都可以，好乖，好有气质哦。但其实你仔细去量这个孩子的心跳跟血压，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个跟他有依附关系的妈妈离开的时候，他的心跳也是上升，OK，血压也是上升，但他外表只是外表没有表，OK。那为什么不表现？有可能是过去。 不好的经验就是我以前哭，反正也没人理我，嗯，那就算了。那行，你可以看到，这就是过去行为主义留下来的余毒。OK，你如果你的孩子表达需求，你就死不理他，他最后就变乖，但其实他不是真的没有那个需求，他只是放弃了。哦，所以这种你刚刚在讲那句话很。 很重要，他不是没有这个需求，他只是放弃。放弃。你看，连一岁多的小孩他都可以放弃。哇哦！所以在那样的一个一个依附关系里面，那第四种是比较是复杂型的，那那个就是有家暴的，就是 OK，我一只手抱你，那另一只手打你，那这种比较比较乱七八糟的，这种不算哈。所以这是依附关系，他当年当然是针对小小孩，但是后来有很多很多的研究。 就在把这一些依附关系跟孩子大脑的发展连接在一起。了解，比如说他之后的情绪管理，嗯，之后的冲动控制，甚至之后他的 academic，他的学业学术上面的进展成就，他的跟人的社交的能力，其实很多最后都源自于他有没有一个好的安全依附关系，在小的小的时候。那请问，在这个研究的里面，他有没有嗯？ 嗯，研究出来的结果有没有说，为什么一个孩子，比如说他一岁多，对，他会有这几种不同的依附关系？这是这是天生的，还是这是后天的，还是是一个 mixture？它是一个 mixture of both。OK，当然有些孩子特别特别高敏感，对不对？嗯，所以他特别容易焦虑。那那一旦有些孩子就特别的，我了解。OK，可是最重要的还是那个回应，嗯，就是说。 我今天这个孩子跟我之间的互动，是不是有一个你丢我接，我丢你接这样的一个互动的回应？只要有这个回应的因素存在在孩子的小小的大脑里，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他就这个安全感，那就表示我跟你在一起很舒服，因为你会。 懂我说不出的需求，我又会呃懂你说不出的需求，那这样的一个地方，它叫做安全。这跟这个人相处叫安全依附关系。了解，所以这就是，所以 Peter，你刚刚问的问题很好。一开始发现这个现象，接下来二十年就在想说，那我我要怎么样去让孩子建立这件事？而且事后也发现，这样的一个大脑的，在一个有安全的环境，到可能学龄前，可能五岁六岁的话。 他那个大脑的发展其实是最 critical 的关键时候，也就是安全依附关系的建立，在你你认为你的孩子还不太会说话、最小、最脆弱那段时间，其实反而是最重要的。长大以后当然也很好，当然也很好，不是说长大就不重要。嗯，但是随着年龄越大，嗯，你就越难去那个可可塑性，对，跟那个就越困难。对，所以后来还有一个非常妙的研究，就是当这些孩子长到十六岁的时候谈恋爱，他会用他跟自己。 的小时候的依附关系去对待他自己的 <laughs> 谈恋爱的对象，另外一半，对对，当然一样了。我我要必须要讲，如果他今天碰到一个非常安全依附的的感觉的情人，他的大脑的依附关系也是可以一样可说。哈。对，不要觉得好像所有事情都怪在自己妈妈小时候，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一切大脑都是可说的，嗯，只是。 容易跟不容易的差别，对，所以小小孩的那段时间是可塑性最强的。对，你给他一个一个安全的环境，而且是多人的安全依附关系。我们现在都知道那句话叫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raise a child”，所以他不是只有一对一的安全依附关系。现在很多小家庭是这样，他跟妈妈很有安全依附关系，其他人都是坏人。嗯，那这对他进入到团体生活也是很危险。对，所以他今天有了一个安全依附感的对象。来第二个，嗯，对不对？爸爸，在第三个。 比如说阿姨或者保姆，在第四个，其实对他来讲，这都是一个呃呃大脑最需要的这段需要养分的时候，它的建立起来是最最棒的一个过程。我会这样问，是因为我你我刚刚听你分享这四个，我发觉到我小的时候，我就是焦虑型的，对，对，是非常焦虑型。就是我只要啊离开家或者是去上学，我就非常的焦虑。对。 然后，然后，嗯，到甚至到你刚刚形容非常的、非常的呃真实，就是会会生气，你会生气你的爸妈为什么你把我丢在这点？为什么？ <laughs> 然后本来是哭的是要他，但是你看到他之后，你又生气，所以你刚刚形容我完全知道你在在说的说的是什么，然后我就想到。 小时候这样子，到后来怎么样子，慢慢的才开始学习，看到这是不健康的。对，因为小时候你不会觉得这是不健康嘛，你小时候就觉得我就是这个样子。对，我是后来长大之后，才慢慢学习怎么从这个东西上走出来。 而且你一定会有一个 role model，嗯，然后你一定会有一个人让你看见说哦，原来依附关系是可以这样的，对。然后你会慢慢的就让你的大脑在转变转，所以其实的可塑性都是很强，对。可是你可以看到，当你跟一个焦虑依附型的人谈恋爱，你迟到，你看看，哦 man，哦 man，那一天晚上你就毁了，对吧？ <laughs> 对，这就是很典型，就是焦虑依附型的这种依附关系进展到情人之间就是这样。对啊，我跟我太太那时候刚认识的时候啊，就是呃，她是我第一任女朋友。 所以我觉得，我我那时候还不是我女朋友，我就有一个很我觉得非常不健康的依附型关系，就是她还不是我女朋友，但是我对她的期待，跟她要对我的照顾，或是对我了解， <laughs> 就好像是一个应该是应该已经是一个非常了解，我，而且是我女朋友，所以那时候把她搞得非常的生气， <laughs> 她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难搞。然后我是在后来，我那时候已经很大，我今经二十一、二十二岁，我才开始发现。 我的这个 destructive 的 pattern，如果我今天再继续这样的话，我会失去我非常爱的一个人。那我才开始从这个中间，我那时候有五年的时间，我都决定，我就决定我没有交女朋友，但是我就每年去 work on 其中的一块。但是我觉得很来自于一个最深，就是个不安全感。对，所以我我我常常讲一句话，就是 there's nothing um less sexy than a Not confident man <laughs> 就是一个有，就是当一个男人就是很有焦虑，然后很怕哇，那个时候真的会就是 stay away。 <laughs> 对对，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件事情，其实我我其实了了解这一些事情之后，我对信仰对于上帝在人心中所造成的那个很大的风暴跟改变，其实你就知道它的科学根源在哪里。对。 对，因为因为人人非圣贤，你说先回归回到我们原生家庭，哪一个妈妈能够这么百分之百的给你？没错哦，她也有情绪啊。对啊，妈妈爸爸也有情绪，妈妈也有情绪啊。我们总是没有办法让孩子永远都感觉到是很安全的。对，所以这件事情是怪自己原生家庭，当然是是有点也对父母有点苛责。可是你看圣经里面的上帝就是一直想要洗脑，把你的大脑扭转过来。对，就是。 在我里面，你是安全的，对你，你是你是被照顾，你是被接纳，你是被包容的，这个安全感才能把你的那个焦虑的依附关系扭转回来。所以不是先不是说跟你的恋爱的对象去学习，是先跟上帝在那个避风港里面，在那边哦，把你的大脑整个恢复之后，对，再回过头来看，哎，我女朋友迟到个半小时，我不会还好，对，God is in control。 所以他不会因为他今天不接我的手机，我就觉得他要离开我。不会，上帝。但那个过程，嗯，那是脑细胞不知道怎么运作，对，变成那个样子，对对，这是这是非常非常神。我觉得很需要去，每个人都要去看到他有这个，其实自己的一个 dysfunction 这一块是需要被恢复的，然后让神来来恢复。那我觉得在这过程里面，我觉得真的是天下没有完美的父母，对，真的。当我们在当父母的时候。 我觉得信仰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因为我可以知道我不是一个完美的父亲，但是我的孩子是神所爱的，所以我我可以把他交给神。对，啊，我尽我所能的去做。我觉得不管我们今天的听众，不管你今天是父母，或是在其他人，可能有些人他们还不是父母，但是他们却在其他人的生命中是扮演一个呃权威的一个角色。对，那我们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对，我们就是尽我们所能的。 去带你去教育，嗯，去帮助，And then 把最后其他最后这些就交给神，对，相信神会在这个中间去掌权，去帮助，对，哇哦，哇哦，非常谢谢今天的。 黄黄医师可以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分享这么多，不管是跟教育孩子，还有我觉得这是人生的一些的的智慧。没有，我今天真的很开心，因为只有在这边我可以把信仰带进来。反正其他地方刚刚那些圣经的 part 都就是需要把它给包装一下，或是怎么样子，其实蛮可惜的。了解了解，我如果大家对黄医生呃黄医师的这些的分享有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上网去搜寻黄崇林医。 是，然后很多在 YouTube 上面有非常非常多啊，你的影片啊，还有你的刚刚所提到这些的书籍，对，都可以更多的去看。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非常谢谢所有的听众这个月跟着我们一起啊，希望今天这期对你们有帮助。如果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留言上面让我们知道，给我们一个 rating。但最重要的，可以把这个 podcast 把这一期分享给你周遭你所爱的人。谢谢你们。 我是万利豪，我们下个月见，拜拜拜拜。